第八十九集，他们搭上前往临河西站的那趟地铁。深夜的地铁上空荡而寂静，车厢里的乘客寥寥无几。身侧的两排座位都没有人，林河西和油虫却没有去坐，而是站在车门前看门上详细的车站路线图。车门外的灯光明明灭灭，广告牌的残影从眼前飞快掠过。他指着路线上的临河西站开玩笑道。 这趟地铁是通往我心里的车。你既然已经上了这趟车，就是进了我心里。尤虫也笑着问：“ <laughs> 我现在下车还来得及吗？”晚了。林河西唇边的笑意逐渐加深，早就已经来不及了，是吗？尤虫也不甚在意，漆黑深邃的眼眸定定注视他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下了。这样平静的生活。 却在大四那年的春天戛然而止。春天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周轩的生日要到了，生日宴的地点就安排在周家产业旗下的酒店里。对方生日那天，周轩叫家里的司机开车去学校接杨卷和赵度，林和熙也在。牛虫忙于公司里的工作，已经有快一周时间没有回学校，林和熙直接和他约好在酒店碰面。晚宴上。 虽然有不少名门望族中有身份的人受邀出席，但长辈大多安排在宴厅二楼的贵宾席，一楼来往走动的则是与周轩年龄相仿的小辈，或是与他关系交好的同学朋友，因而林和西三人待在一楼也并不显得突兀。周轩忙于迎客，匆匆领他们到夏承风和方清明旁边坐下，又匆匆离开，临走前还不忘替尤虫传话。 他晚点到啊！林和熙点点头，与桌边先到的两人打过招呼，拉着喜欢吃甜点的羊卷去自助区夹蛋糕吃。尤虫是在周宣父亲讲话前赶到的，林和熙身边替他留了空位，他径直走过去，拉开椅子坐下，扫间被摆在林和熙手边还剩大半的甜点，顺手拿起勺子尝了一口，而后神色微妙的皱起眉来。林和熙明知故问。 好吃吗？油虫道：“太甜了。”林和熙笑了起来：“ <laughs> 明知道很甜你还吃？”油虫扬眉反问：“你的东西我不能吃？”“能吃啊。”顿了顿，他压低声音：“我你都能吃，我的东西你自然也能吃啊。”油虫闻言，定定看了他两秒，倏然凑近他道：“今晚我们早点回去。” 林和熙瞬间明白过来，轻轻哼笑一声，不做任何回答。周远望作为周家掌权人发言结束，转身回了宴厅的二楼。尤家人和夏家人也坐在二楼。尤崇和夏成风起身离席，上楼去问候那些世家长辈。十分钟以后，夏成风没什么事，就先离开。尤崇被尤月腾留下来询问公司事务进展。两人说话的时候。 周远望在旁边听得连连叹气。尤月腾问完话，先让尤崇下楼，然后再看向周远望：“哎，你叹什么气啊？”周远望道：“哎，和你儿子比起来，我儿子简直就是典型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。”尤月腾笑了笑，不以为意的道：“他们还没毕业，爱玩也正常。” 周远望无奈的摇摇头，随后起身走向二楼扶手边，低头在楼下寻找周轩的身影。找到坐在夏承峰旁边的周轩以后，他又将视线略向和周轩隔开一个座位的尤虫，最后才看向那个坐在周轩和尤虫中间，将两人隔开的年轻人。对着林和熙那张脸辨认片刻，周远望冷不丁的回头问：“哎。” 听说尤崇最近和林家的那个私生子走得很近啊！尤月腾闻言站起来，迈步走向他。嗯，林家那个私生子也来了。周远望眯了眯眼眸，坐在他们中间的那个是不是啊？尤月腾在他身边站定，低头朝楼下扫了一眼，恰好看见尤崇偏过脸在和林和熙说话。嗯，他交朋友。 我不干涉。尤月腾神色平和，显然是并未将林和熙放在眼里。等他毕业以后，自然就会明白，什么样的朋友对他有用，什么样的朋友对他来说不但毫无用处，反而还会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。生日晚宴进行到一半时，尤虫和林和熙果然提前离席回家。在下行的电梯里，尤虫接到了尤月腾打来的电话。 对方在电话里问他：“要不要回家住两天啊？”尤崇道：“我还有点事儿，过几天再回去。”尤月腾也不再说什么，就挂掉了电话。恰逢此时电梯门打开，尤崇收起手机，迈出电梯门，并未将尤月腾这通电话放在心上，却没有料到，两分钟以后，尤月腾恰好在停车场里看到他的车。 提前离席的人不只有他们，还有尤月腾。周远望和酒店高层亲自送他出来。等电梯的时候，尤月腾给尤虫打电话，问他回不回家。尤虫说不回家，他也没有往其他地方想，直接乘电梯到地下停车场，然后给家里的司机打电话。司机看到来电显示，立即下车去电梯口接他。电梯口到停车位的距离有点远。 尤月腾上车以后，稍显不悦的问：“嗯，怎么把车停在这么偏僻的角落里啊？”司机连声道歉和解释，尤月腾却没有仔细听他的话，视线穿过车前的挡风玻璃，落在前方左侧停车位的那辆车上。“哦，那是游虫的车。”司机转过头去看了一眼，而后语气笃定的答。 是少爷的车。往年周远望儿子过生日，尤虫什么时候提前走过？尤月腾面露诧异，想让司机去把尤虫叫过来，话到嘴边时又临时改主意，吩咐司机坐在车里不要动，自行开门下车，迈步朝斜前方的那辆车走去。尤虫的车是正尾开进停车位里的，驾驶座那侧的车窗没有完全升上去。尤月腾走近以后。 发现尤虫背对车窗坐在驾驶座里，副驾驶上还坐着林家那个私生子。两人面对面凑得很近，似是低头在车中间的扶手盒里找什么东西。他又往前走了两步，想要开口叫尤虫下车，却在完全看清车内情况的那一刻，神色微变。那两个人哪里是在低头找东西，分明就是在接吻。 尤月腾面沉如水的往回走，司机守在车边替他开车门。他弯腰坐住车内，拿起手机开始打电话：“喂，查一下尤冲和林家那个私生子有什么关系？”周轩的生日宴过去两天以后，尤崇又因为事情太多回公司了。两人近来聚少离多，林和熙也已经习以为常。 尤崇忙得脚不沾地，他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听从美院老教授的建议，林和歇已经开始着手在准备年底研究生的考试，每天泡在图书馆和专业课的培训班里。他虽然没有要出国的计划或是打算，此时也不得不庆幸尤从去年坚持让他学英语过六级的事，至少在翻开考研英语的资料书时。 他已经不会再像去年那样见到英文字母就头疼不已了。两人虽然没有见面，但也一直保持每天都有固定时长的联系。只是大约一周以后，自称是尤虫父亲助理的人却找上门来，说尤虫的父亲要见他。当时林和歇正在去往培训班的路上，被一辆价值不菲的豪车在路边拦下。他什么都没说。 只问那位助理：“刘先生在车上吗？”助理打开车门，口吻公式化的请他上车。司机会送你过去。林和西轻耸肩头，朝他摊手道：“我的行程很满，现在要去上课，晚上还要去图书馆。”助理没有说话，而是分别朝车前和车后看了一眼。